锵锵三人行，嗯，今天这个节目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高圆圆那家伙一年也来不了一回，第二回啊，对，像你这样的宅女能出来一趟见见人不容易，确实是我我差不多今天出来之前是五天没出门了，然后五天之前就是去看最爱，然后最爱之前又是五天没出门，然后今天也是就一二三四，然后把把要做的事情集中在一天把它办好。你不出门都干什么呢？ 就在家待着，我特别怕这个问题，因为 <laughs> 其实可能，比如说早晨八点起床，然后跟我妈一起起了，然后做早餐、吃早餐，然后……那你准备一辈子都跟你妈妈睡一张床啊？对我一直也碰到，就我也老问我自己，这种生活可能就像我们昨天说过的，就我还是希望在我能够做到的这个时间里面，尽量把它做到，然后我自己别有什么遗憾，因为。 就像我有一天那个微博里面也说了，就是你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不是说我我那么那么闲，就除了工作以外，我可以去旅行，然后我可以去看书，然后我可以去恋爱，然后可以和爱人一起去旅行。但我总觉得这这些生活是我以后还是有机会去做的，但我不知道我能够陪我妈陪多久，这个是。但是也许你你妈她妈妈是常年身体不大好，嗯，如果那那你妈妈的生命呃还会有很久。 那么你难道说将来要结结了婚的话，你也跟他睡一张床吗？不，结了婚之后可以有一个 <laughs> 老公 <laughs> 是那点不不不，今天晚上陪老公睡，明天就陪妈妈睡。我想可能是对，这这是一个 <laughs>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哎呦，真是啊！所以啊，他说的这个宅啊，挺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啊，宅本身也就造成了你的形象。嗯。呃，你看哈，就是嘛，他形象很宅吗？ 呃，她形象啊，其实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有点冷。我我我是我上次在网上看见一个对她的评价啊，呃，有点 <laughs> 不太礼貌啊，但是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说高圆圆是真正的处女啊，那 <laughs> 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就说处女这个词的原意啊是什么啊？就是说这女的她老呆着，老在一个地方。 老谓待字家中，待字家中老在深闺里不是很开，就是不是把自己能够打开的一个状态和心态。对对对，所以呢，这么讲的话，其实现在社会里，尤其是大城市里，或者说什么白领阶层，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啊都是宅。嗯，我们现在说谁宅，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咱们都挺宅的。对啊，是吗？对啊。问到你为什么宅？我不知道，我一其实一直都这样。 我当然也喜欢出去到处逛街或者怎么，但我年纪越大，其实我小时候就已经花很多时间是一个人。嗯，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我小时候，我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有时候我就在房间里，不是是在路边，在外头，但是也不是跟小朋友玩，我是在路边看这个蚂蚁搬家，或者看一棵草，然后就待在那，能够看上五六小时，然后太阳下山了。 我家人会有点发愁，这个小孩到底在干嘛？但是我又爱说话，而且我是自言自语，你知道吗？ <laughs> 就是我是对着那些植物啊、河流啊，然后那真的是只在船上约那种，你知道吗？就看着小河，唉，就就不知道自己在，我自己都忘了我小时候那是在讲什么。这个中国有句话呀，叫做“这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啊，就是自己一个人。 面对这个呃一切，我很喜欢。其实是叫什么呢？叫别有洞天。嗯，很多人觉得这个宅呀，说这人自闭啊，或者有毛病啊。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自个儿待着的时候啊。 比跟你们待着可快乐太多了。 <laughs> 我也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宅也有健康的宅和不太健康的宅两种。怎么讲？我觉得有一种宅，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也是那种不太出门的，但是是作息时间很很紊乱，就是很晚才睡，然越睡越晚，越睡越晚，然后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吃东西也不太讲究，从外面打一个外那个打一个电话送来一些不太健康的一些食品来吃。你说我？ <laughs> <laughs> 这不就我们吗？ <laughs> 然后呢？然后呢？再说说。恶 <laughs> 宅，恶 <laughs> 宅，我不是。哎呀，我的。 不 <laughs> 行，反正这两点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你这善宅，善宅，善宅。比如说我我生活还是挺规律的，然后还有就很注意吃的东西，可能在家反正就是那个每天就是研究吃什么东西可能会对身体健康更好一些，对老人怎么对老人好一些，怎么对我自己好一些，就每天在家里自己做饭是吧？前看着去年《本草纲本草纲目》啊，这 <laughs> 这这东西能吃吗？哦，我 <laughs> 以前是就是很，我就很奇。 奇怪，我对那个那个东西很感兴趣。就比如说，就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杏仁儿，它到底是寒性还是温性，还是它吃了以后人会产生什么东什么作用？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煲汤，煲汤里面不是要用到很多材质吗？ 什么虾参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对对对对对，当时就是我就会翻这个，然后来煲汤。这还好，我还有什么叫吃本草纲目？甘草、草、虫草。但是他说这个，我真是觉得就是呃，为什么说别有洞天呢？呃、你看，我就曾经被人忽悠过，我就发现呢，哎，别人怎么忽悠说让你要胸怀天下，后来我慢慢琢磨出来了，就是啊，什么叫天下？问题在于。 每个人的天下他不一样，嗯，秦始皇的天下是这个六统统一六国，对吧？你看，你像文道刚才说你的这个天下，让我想起有有有个人写一本书，什么《昆虫记》啊，是不是法布尔？昆布尔，呃呃呃，对，昆布尔还是法布尔？法布尔，你看他的天下就是这堆小昆虫，他就天下，对吧？我小时候就，那就是《本草纲目》， <laughs> 是吧？哎，其实这样世界才有意思，嗯，对吧？凭什么某些人的天下，我们都得认同你你的天下呢？ 你就像我自己觉得宅在家里真的是有点这个有意思，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的书啊，嗯，你看你可以啊每天看想怎么看怎么看，今天看一页扔这儿，然后抓起另一本又看又又扔在这儿，嗯，那么多的音乐或者说是看那个碟，你想想怎么看是就怎么看，不过有那不是，但问题是我们说到这就想到有一些行业它会产生一些很本质的矛盾，比如说呃做演员做电影的人。 做做做电视的人，嗯，呃，理论上我们是应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嗯，了解这个社会、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各种各样的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偏偏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会使得我们越来越怕走出去。对对对，就是可能，比如说做媒体人，其实你要的是资讯，这个资讯大家。 可以说它是一个虚的东西，它就是在在在空中飘，在电脑上显示，在书本里面就能拿得到。我觉得有一些工种是你就必须要跟人打交道的，这是我前一段才体会到。首先是因为我宅，就宅出事儿了。就是我也是在医院的时候，我把那个车停在医院的院墙外面，是有人看车的。我大概四五天没下楼，然后下了楼之后，哎，我说这个车怎么后车窗是。 没没有关上的，以我的性格来说不太意外，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干这种事儿。他说一地的碎玻璃，再一看车里乱七八糟，车被人砸了。啊！对，然后赶快去报警。报了警之后，我在派出所蹲待了半天，这是我第一次在派出所待那么久。我发现那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是我从演员的角度上来说啊，就是我就坐在那儿，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察生活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平时接触不到。 有一个阿姨，她就专门负责第一道第一。 第一关的接待，就你来告诉我你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办？阿姨大概呃不是阿姨啊，一个警察阿姨，她这不是一般的阿姨，保姆了， <laughs> 是一个一个女警察。然后呢，那个记下来她是属于什么案情的这个东西，对，把它分类然后放下去。我觉得阿姨就是你知道一般很少除了很亲近的人，你不会对别人的事儿那么关心。但是这个女警她的工作就是要很关心你的事儿，她就是要问那你怎么回事儿，你怎么让人。 骗了一会儿进来，说我让人骗了；一会儿说我让人打了，一会儿怎么着？然后这个阿姨很关心你，你你你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要记在下面。他的工作就一定要是人和人打交道的，包括后来我去见那个刑警，因为车里东西丢的比较多，已经算刑事，反正就是。 要到一个小屋子里面，刑警来跟我记记那个，他的工作，我在想也是天天要和人打交道，然后记你这个价值多少钱，你几点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了，就他们的工作一定是要和人打交道的，而且记者就是采访对象都是上门来采访，是吧？而且我觉得我从演员的角度，我会觉得真的人生百态，你在派出所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然后如果说我不这么去观察生活，我演不了那样的女警察。 哎，你还别说，我觉得你这个样子啊，穿上女警服演一女警察，是是真是哈，我觉得我可能没人家那热乎劲儿，人家吧真的是那种特别关心你这个出什么事儿了，你这你干嘛往车里放那么多东西？哟，你妈生病了，怎么回事啊？就他他特别关心你。对啊，这个本雅明班杰明嘛，就他不是讲一句话很好玩，他说侦探是什么？侦探或警察就是一个城市的最。 原始的、最全面的记录者嘛。嗯。有一次，我以前上课教书的时候，我做一个实验，就是我找一些不同的人来我的课堂上，跟我的学生讲一下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城市是怎么样。我要他们马上在这个黑板上画出来。然后有一次，我找了一些警察来，叫警察告诉我的学生，就这一块区域，比如说像香港的旺角，嗯，就在他心目中是个什么样子。 太有意思，他画出来那个旺角，然后他解释这个地方有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跟我们常人想的完全不一样。嗯，他会注意到，比如说这条街这个地方，我特别注意。我说为什么？这常常很多人黑社会。 把那个管水管打架用的那些管子啊、刀啊，就会放在这儿。 <laughs> 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小贩呢，就就怎么样躲在那那边。然后这个地方有可能可以吸毒，那个地方怎么样？就他眼中的这座城市，这个地方不是之都？ <laughs> 对，或者他看到很多暗角，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对，是我们看不到的。可能我的心让我看到啊，忘点这边是卖鞋的，那边是那边是卖什么的？没错，你就像狗仔队，他也是一个世界。 <laughs> 他们家，所以说他们家在哪儿呢？哎呀，还在车里干什么呢？哈 <laughs> 哈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你可以诊断一下。他说他有一个病，我发现我们俩还真是病友哎。他说叫选择恐惧症。对。呃，就具体病状给我们描述一下。嗯，比如说就是像我前一段就是参加一个活动要。 就我就不知道该穿什么，然后准备了两个方案，然后放在那儿，就我不停的要去问你们，跟我说到底现场是什么情况，我到底适不适合穿这个，他们穿什么了，我我就一直不知道穿什么，就等我弄好了之后，到现场我发现我还是穿错衣服了，就包括今天也是做节目，我就觉得嗯。 其实以我自己来说，我最懒，就是带一身儿，干脆就你们不要让我选了，就一身儿，我我不用再去做这道题了。但是就大家都比较认真负责，所以一定要多准备几身儿，然后来做选择。所以我最近用的方法就是问我经纪人， <laughs> 因为在穿衣服上面，我经常会穿两套，拍了照片给他，我说你穿哪，你说穿哪一个。买东西也是就。 经常就是拍了一张照片，我已经不做选择了，直接让他来帮我做选择。哎，那这样的人会不会很被动呢？就宁愿希望老天爷给我一个选择，这样我就可以不用选了。对，所以就像我之前那个电影《单身男女》，就是两个两个同样很吸引你、很优秀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选哪个？我觉得我最好永远都不要碰到这种状况，就两个那么优秀的人，我不想有一个就行了。他有什么缺点行，我忍了，但你别让我选。 <laughs> 我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毛病，前几前些日子一个老师还给我讲啊，说用下棋的语言讲啊，这个常考之后啊，往往是一步臭棋，没错，没错， <laughs> 就是你你，些下棋就这样，对啊，但是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啊，我们这种毛病啊，我不知道你啊，我后来我就觉得啊，他有一个动机，就是往好来说呢，是完美主义，就希望最完美嘛，你为什么这么这么这么样的较劲呢？这么样的锱铢必较呢？对吧？ 但要往坏里说呢，就有点贪，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也不想放弃，哪个好处都要考虑到，哪个坏处都希望能避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是，你知道吗？而且就是，呃，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怕负责任。 嗯，因为你要选啊，你就不能后悔了， <laughs> 是吧？我肠子都悔青了， <laughs> 我把这个那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了。没错，就就就你也不，我觉得这是一种病，就生命里太多的时间呢，花费在了这个这个地方。我跟你一样，我有有有时候出门呢，就戴哪个眼镜啊，我能折腾一个小时啊。 <laughs> 我的朋友就给我的外号就是。 墨迹，有名的大墨迹。我觉得这个，你们刚刚讲的这些选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面对，对不对？比如说出门选什么衣服。嗯。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面对的选择要做的选择数量来讲是差不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你们太怕选择，而在于你们太意识到这是个选择。嗯。嗯。对大部分人来讲，我出门穿衣服戴，比如说戴眼镜，我就晒好几副眼镜。 拿眼镜这刹那，我不会想到我在做选择，我只是恨不得哎，今天就拿这个吧。嗯，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了，对不对？但我没有想到，哎，我得选择一下哪个眼镜怎么样。嗯，不会有这个过程，但你们就多了这个过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意识呢？是因为你们太意识到，恰恰不是怕负责任，而是因为太意识到自己要做主。 因为太觉得自己要做选择，那于是那个责任就太大了，就表示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那个了， <laughs> 哎哎，就是就把自己的责任看得太重，嗯，觉得什么事情啊都是与与我的选择有关。 你不要，他说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这个米兰昆德拉有一个小说，这个翻译的名字啊，就能来解释这个问题，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看过一个作家的解读啊，就说这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指的就是选择。但是为什么说是之轻呢？就是说啊，从科学的角度上看，选择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啊？你是选择甲还是选择乙？要想知道选择的对错，除非是。 实验室里啊，能再回到当初的出发点，嗯，再走一次，于是你方可以比较啊，我选甲对了还是选乙对了。可是人生没有这个机会，你发现没有？于是呢，实际上啊，你是永远不知道，当时如果你选了另一个，是会更好还是更坏。所以他就说这个这个对，在根本的意义上讲，这玩意儿没意义。他轻的简直。 就就像个羽毛一样轻，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像个磨盘一样重呢？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其实它是很无意义的、很荒谬的。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它看得这么重？所以问题不在于你们为什么呃这么怕选择，而在于你们应该想想看，为什么人家都不怕？人家不怕的理由在哪里？比如说像我比较不怕做选择，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选择通常是根据我们已有的偏好来决定。 与其说是理性的，倒不如说它是你的偏好决定的。但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们是赌徒，我们是精算师。但其实 <laughs> 到最后，就跟所有的赌博一样。 其实大家在那个几率面前是一样的。回到最后可能是赌白，但是比如说，就是我从一些血的角度，我就是需要脑子里面出现很多种可能性的自己的那个想象，就好像我的所有的生活经验变成滚雪球，越滚越大，都都在我脑子里堆好了。所以进不了那么多。 <laughs> 对，但可能我没那么多生活经历，其实现在还能往里放。对， <laughs> 其实是看， <laughs> 呃，实际是看得重，而且呢，可能还有点自卑。嗯。我就觉得，你看这种选择恐惧症啊，网上专门有。 有个小组呢，就是这种选择恐惧症，很多人受这个苦，就是你看最后变成什么呢？我不会主动要求任何一个工作，嗯，就是我所有的工作啊都是被动的，对，甚至呢我的第一个反应都是畏缩、推却、嗯，推却，我是哎，因为呢你你其实你是有点自卑，你怕自己接不住，对，但是呢我跟你讲，反过来讲，他有好处，这种人，因为他自卑，因为他怕接不住吧，他一旦接了之后啊，他会特别的认真。 所以高圆圆才是今天的高圆圆，相相在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结论好。 <laughs> 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反正我自己是啊，你说要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的人，她要是选男朋友，或者是选该不该结婚，她不得自杀去啊？我觉得分人，就拿我来说，我通常在一些特别大的事儿上，我又特别鲁莽。 <laughs> 就说难听点是鲁莽、冲动，就比如说真的拍戏。 呃，可能就瞬间决定了拍或不拍。就首先，比如说这戏找到我，我我第一反应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会退缩，我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要找我，我不行。然后如果对方告诉我我没有备选就是你，我会更紧张。就你不能没备选，我不行怎么办？但真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一旦投入进去了之后，第一我觉得就我行了，这事儿我也不问导演你干嘛要选我，就我行，这个有无限的这个信心突然就爆棚起来，但也会特别的努力。但是比如说我要决定去做一个事儿，比如说。 说拍戏这种大事儿，嗯，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细节就决定了我我去跟他合作，一个细节就决定了我我我我我不我不拍这个戏。包括可能就是你爱上一个人也是，就都是你先爱上了才去了解他的，所以这个挺危险的。你爱还是个性情中人的，就是就就对对对，爱上了就爱上了，对吧？喜欢上了感觉对了，之后才去了解，好像。 没有说认识了好久，就对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了。哎，你发现他的优点了，你喜欢上他了，好像都是就是一下那个感觉，对了，就是这个人了，然后才去了解，很危险。那了解之后会反复琢磨吗？嗯，反复琢磨是。对一切都来不及了。 <laughs> 成功就成功，不成功也没就就是一个不成功案例。知道这种性格，就是你像那那天我看那个卡夫卡，也是著名作家。 那么他曾经啊，我就看他决定跟一个女孩结不结婚呢？嗯，这就是病啊，你知道吗？几年的时间，他不停的给这个女的写信，嗯，你知道那个就是我应该跟你结婚还是怎么个？他恨不能把全世界的问题都写进去，甚至他到最后啊，两行。他双子座吧？哎，有可能，他他甚至就是说，把所有应该结婚的理由列出了一个表，不应该结婚的理由列出一个表。你说他可以这样，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所以他后来疯了。 封这不也没封，但是结不了婚，最终这样婚就结不了了。对他很生活很不快乐了，这就很不快乐，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选择之苦啊，他只能把这些写成小说。 <laughs> 是，嗯，因为因为太怕自己犯错误，太没自信心了，就是对不对？太太不相信自己的偏好。嗯。呃，反正我觉得你说感情上那很正常，就是感情上其实大部分人都很难理性选择。 嗯，因为你你你总不能列表吧？比如说，哎，该不该喜欢这个人？然后想想看他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然后计算一下。我我列过，你干过这这么无聊的事儿，然后终于发现 <laughs> 他优点有十个，缺点有七个，那还行。不能这样吧？嗯，但其实可能这样，也许是成功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吧。你看会计说了，因为 <laughs> 因为以前就是有有一个朋友，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就问过我说你。 喜欢一个人，或者说你想跟这这个人在一起，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就说了半天就是感觉，然后过两三天还问我，我还说感觉，就永远是感觉这两个字，就其他就说不清。 后来直到直到前两年，他跟我说，他说你应该看的是品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最实在的两个字，是在生活生活在一起里面最有益处的，最为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最有意义的这两个字。时效最长的。对，然后呢，这两个字也是你最能够列出表来的两个字。 <laughs> 那就应该都去相亲嘛？你想想看相亲。不是，那你说都跟爱上雷锋了？就好比说你你很有品质，但是。 这可能是一个平衡吧，就能接受得了的品质。对，就是你你的你的你的爱情观，你的那个价值取向的。比如说，你品质其实可能达到达到七成，你就已经够了。那另外一方面，你也在乎它没有那么低，其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平衡。但你不能说品质特别低，其他方面特别高也不行。你品质达到一百分，其他方面没有，也没法比方说，比方说，高配点。雷锋要是是个女的，你会爱上他吗？品质多好，人家。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真。 <laughs> 做牛做马。